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六到十题。第六到十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。观众朋友，今天来到现场的是著名跨栏王子刘翔，他在雅典奥运会上顽强拼搏，最后夺得了一百一十米栏冠军。 今天请刘翔跟我们聊聊他在运动场之外的生活。大家好，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刘翔，大家都知道你的成功来之不易，在你成功的背后，在塑胶跑道之外，你的业余生活怎么样？我爱好上网，每次结束上午的训练课，回到宿舍，随便把跑鞋一扔，直接冲到电脑前，有时甚至门钥匙都忘了拔。那你上网主要干什么呢？主要看体育新闻。 因为必须掌握更多对手的战术等信息，才能百战不殆。除了体育，我也关心一些国内、国际上新发生的大事。我喜欢接触各种事物。除了上网，你还有别的爱好吗？我喜欢唱歌，而且唱得还不错。什么陶喆、阿杜，我都会模仿。大家都说模仿得还挺像。那晚上你一般做什么？晚上七点以后，我一般会到医务室按摩。大家都知道。 好成绩与科学正规的训练和恢复是相辅相成的。听说只有你有优先按摩权，只要你去了，别的队友必须马上让开，因为大赛在即，必须保证你的身体不出意外，是这样吗？这可是舆论冤枉我了，事实不是这样的。竞赛是残酷的，可大家的友谊却是温暖的。大家练的都很苦，我从来没享受过这种特权，不能因为我有点成绩就骄傲。 我会选择在赛场上去征服每一个对手和观众。六，刘翔是什么项目的冠军？七，刘翔为什么有时候门钥匙都不拔？ 八，刘翔为什么喜欢看体育新闻？九，主持人说刘翔享有的特权是什么？ 十，根据本文，刘翔和队友的关系怎么样？